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说到这个马里亚纳海战，一场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空母舰大战，日本人零比三惨败，三艘航母被击沉，飞机和飞行员呢更是损失殆尽。这么一来，正在塞班岛上苦苦死守的这个日本兵就再也没有希望了。 四四年六月二十二号，史密斯中将指挥已经登陆的两个海军陆战队师和一个步兵师，就开始向日军防线进攻。海面上，军舰、飞机和岛上的炮兵一起轰击日军阵地，是弹如雨下，地动山摇。三个师的部队一字排开，齐头并进，一天时间就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塔波乔峰。 第二天拂晓，三个师发动总攻，结果呢，陆军第二十七师掉了链子，进展缓慢。旁边两个陆战队师呢，怕侧翼暴露，只前进了几百米就停了下来。这么一来，咱们这位咆哮的疯子史密斯中将就受不了了，立刻撤换了二十七师师长。换将之后，二十七师面貌一新。六月二十六号，经过几天激战，美军终于攻下了塔波乔峰。 斋藤义次率领残部退到岛上，地形比较狭窄的北部，负隅顽抗。又经过了几天惨烈战斗，岛上大部分重要据点都被占领，日本兵被压缩到东北角一小块地方，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人。面对如此形势，斋藤义次知道玉碎的时候到了。七月六号，他和南云忠一向东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，然后把剩下的日本兵集合起来。 发布自杀进攻的命令。这天夜里四点多，四千多日军突然发起进攻。斋藤和南云看着部队出发以后，在指挥部剖腹自杀。美军这边连日苦战，都疲惫不堪。不过史密斯中将还是预料到日本人呐，很可能在最后关头搞这么一手。这天呢，特意到二十七师师部，嘱咐大家都要加强戒备，越到最后越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 但是二十七师官兵上上下下都没当回事儿，结果日本人的自杀冲锋正好就是冲着他们这个方向来的。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玉碎战。日本军官挥舞军刀冲在最前面，士兵们十二个人一组，其中一个人呢拿着高耀旗带头，有枪的拿枪，没枪的拿刺刀棍棒，甚至伤员都裹着绷带拄着拐棍儿一瘸一拐跟着冲。 好多人呢都喝醉了，大声喊着日语口号。二十七师本来就疏忽大意，一看这阵势啊，就更慌了。当面的一个营立刻就被击溃，剩下的部队呢，赶紧呼叫后方炮火支援。结果慌乱之中啊，不知道是搞错了坐标还是怎么着，炮火全部打到了自己人头上，损失惨重。最后连勤杂人员都投入战斗，苦战了几个小时。 到天亮时分，才终于获得了惨胜，四千多日本兵被打死，这么多尸体呢没法处理，只好用推土机推出一个大坑，都推到了坑里掩埋。光这么一次战斗，美军就伤亡了两千多人，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。 不过这么一来，能走的日本兵基本上就打光了，剩下的战斗呢就轻松多了。七月九号，美军推进到了塞班岛最北端的马皮角，基本上就占领了全岛。但令人无法想象的是，在马皮角的悬崖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自杀。不仅日本兵拉响手榴弹自杀，大量当地平民也跳海自尽，甚至好多母亲抱着孩子跳崖。 这就是日本人洗脑宣传的结果。美军一再用大喇叭喊话，我们优待俘虏，甚至还让俘虏的日军和平民过去劝说。但是，短短几天，还是有数千人自杀，给塞班岛战役画上了一个血色的句号。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血腥惨烈的岛屿战之一。美军七万一千名登陆士兵当中，阵亡将近三千，一万多人受伤。 守岛日军四万多人全军覆没，只有两千人当了俘虏，还有两万多平民死亡，差不多是全岛居民的三分之一。其实呢，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人。有一小波幸存的日本兵躲到深山继续打游击，直到战争结束将近四个月之后才下山投降。 今天咱们很多同学呢，可能都去过塞班岛旅游啊。现在是美国的这个海外领土，风景非常美啊。租个车，沿海公路开一圈，非常惬意。岛上呢还有很多这个战争的遗迹啊，包括最后好多人跳崖的那地方，现在都是景点了。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。虽说付出的代价不小，但是呢，占领塞班岛的意义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。 现在美国人装备的 B 二十九重型轰炸机啊，绰号叫“超级空中堡垒”，从这儿可以起飞，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绝对国防圈被攻破，对日本国内的震动非常巨大。大权独揽的东条英机可就遭遇了危机啊！咱们老说呢，二战打倒了德意日法西斯，但是呢，其实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之间差别非常大。 纳粹德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威权国家，元首希特勒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。意大利这边，墨索里尼虽然也叫独裁者，但是权力小得多，毕竟呢还有国王和国会的存在。日本呢，跟这俩相比，基本上算不上独裁，而是一个上上下下大乱斗的状况，谁也不听谁的。 东条英机身为首相啊，他是身兼数职，首相是吧？陆军大臣、内政大臣、军需大臣，还兼这个大本营的参谋总长。但是反对派还是实力雄厚，而且这些反对派呢，不是说跟你竞选给你小鞋儿穿，而是一个个都想弄死他。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，好多人公开要求东条英机自杀。 更激进的呢，觉得你要不自杀，我就帮你死吧。啊，海军中将高木就打算暗杀东条，陆军这边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也有人想干掉东条。马里亚纳海战可以说是东条的拼死一搏，结果战场上惨败，国内呢暗流涌动。东条一看，我要再不撤，早晚得横尸街头。于是呢，在七月十八号宣布辞职。 由当时在朝鲜当总督的小矶国昭大将回国接任内阁总理大臣，日本国内震动。美国人这边呢，可是一点也没打算耽搁。之前咱讲过，美国在太平洋用的是兵分两路的策略：尼米兹率海军走中太平洋，麦克阿瑟率陆军走南太平洋，最后呢在菲律宾会师。海军这路节节胜利，陆军那路也没闲着。 就在海军登陆塞班岛的同时，麦克阿瑟的部队呢登陆了新几内。亚。这个时候，为了执行阿号作战，这边所有的日本海军都被调去马里亚纳了。麦克阿瑟就轻松了很多。而且这儿呢，气候恶劣，大部分日本兵啊不是被打死的，而是被饿死、病死的啊。现在这个在日军的这个战地记录当中啊，有三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儿啊：献地自活、食粮断绝。 营养失调，你不用懂，日也都能明白这是啥意思。那七月三十号，美军占领了日本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个据点——鸟头半岛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两位个性鲜明的陆海军上将，居然难得的默契，蛙跳战术被运用到了极致，一路前进三千公里。被跳过的那些岛上的日军数量虽然不少，但是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完全起不到什么作用。 陆海两路美军眼看就可以在菲律宾会师了，这时候呢，海军这边的尼米兹就说：“我看小日本这战斗力啊也不咋地，是吧？航母呢又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，咱干脆啊改改计划，别打菲律宾了，直奔台湾吧。台湾一战，菲律宾跟日本本土的联系就断了，还费那个劲干啥？是吧？这个主意呢，按说非常合理，但是不太合情。” 不和谁的情呢？当然不和麦克阿瑟的情了。想当年老麦灰头土脸被小日本从菲律宾赶出来，就发下毒誓说我会回来的。啊，现在你让我跟菲律宾人民说先等等啊，我们封锁菲律宾，等日本人困死就行了，那绝对不行。争来争去，最后还是总统拍板啊，罗斯福最后决定听老麦的，还按原计划先打菲律宾。 菲律宾可不比之前那些地方，论面积比什么塞班岛这些群岛大多了，论防御又远超新几内亚，所以美国人的首要目标啊，不是怎么占岛，而是尽量少死人。经过反复商议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达成一致，决定呢先不着急全面登陆，而是登陆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，这个地方防守相对薄弱，之后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日本人不来救援。 就以此为跳板登陆其他地方，如果来救，那就更好了啊！正好借此机会把联合舰队剩下这点家底儿一网打尽。所以啊，这次战役登陆只是个噱头，真正唱主角的是海军，由金凯德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七舰队负责掩护登陆部队。这支舰队实力不强，主要是一些老旧战列舰和护航航母，打舰队决战用不上，正好干这个。 真正主力舰队是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第三特混舰队，一共分四个战斗群，拥有各种航母十七艘、战列舰六艘，还有七十三艘巡洋舰和驱逐舰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着日本人呢往里跳。日本人这边啊，丰田富武对美国人的目标非常清楚啊。那位同学说了，这是因为日本人的情报系统进步了吗？真不是，原因很简单。 是吧？现在可以让美国人打的目标实在太少了，满打满算就剩四个：菲律宾、台湾、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这四个地方。按照日本本土从远到近，那菲律宾肯定排第一，是吧？丰田经过马里亚纳一场惨败回来，被天皇臭骂一顿，心情差到了极点，也从乐观派呢变成了悲观派。他一琢磨呀，咱也别想着怎么反败为胜了。 就看看咱这点家底还能干点啥吧啊！至于能不能胜利，那靠天照大神保佑了。保卫本土肯定是用不着联合舰队，于是呢，丰田针对这个四个地方，分别呢制定了四个防御作战计划，名儿都懒得起，干脆呢就叫“劫一号”、“劫二号”、“劫三号”、“劫四号”。这四个计划呀都是非常孤注一掷的，不成功就成人。眼看着美国人呢奔着菲律宾来了。 丰田呢，就拿出了“杰一号”作战计划。说实话呀，可以说这个“杰一号”作战计划非常有想象力，准备用联合舰队已经没有飞机的航母编队当诱饵啊，由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，把美国舰队引走，然后由栗田舰南中将率领第二舰队趁机突入莱特湾，消灭登陆美军。另外呢，由西村祥志中将和志摩青英中将。 率领两支舰队作为游击力量，相当于预备队的意思啊！整个计划主攻的利田舰队完全由战列舰和巡洋舰担任，大和号和武藏号都在其中，既没有飞机也没有潜艇，这不得不说是联合舰队的无奈，也很务实，有多少米做多少饭，航母没用就拿来做诱饵，绝不吝惜。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号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莱特岛，同一天。 日军四支舰队也都起锚出发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海战即将拉开大幕。那么联合舰队能否回光返照？莱特湾海战最终鹿死谁手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